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 o n c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吴宇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有相关问题欢迎打电话进来。预告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呃，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呃，是科学养老，大脑慢老。 哦，在这个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呃，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两年多，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一晚上，米翁克的节目能够收听，呃，我个人无与伦比式的节目，呃，这个是呃我这个阶段。 呃，最后一次的节目，接下来因为呃节目的调整，呃，我会先休息一段时间。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呃，在进入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养脑、大脑慢老，呃，之前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神经疾病气象台。呃，其实这么好的、这么热的天气哈，在脑脑部的功能方面，大概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只有一个状况是最近呃大家呃谈的，就是呃有关于热中暑、热衰竭、热迷糊、热痉挛、热抽筋、热麻木这些跟温度相相关的神经学的一个表现出来。我们今天台北一点十一分的温度是三十八点二度，那有一个呃朋友。 呃，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感温度是四十三度，而四十三度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呃，脑部的机能全部呃关机，哦，那进入急救的程序，那恒温肌溶解，那肾功能衰竭，即使把这个命救回来，他的脑部的伤害也已经造成，所以他的 IQ 可能从原来一百八，等到救回来可能剩下五十。 这个是热中暑对脑部的一个伤害是这样子。第二个常见的是，呃，老人家早上七八点，哎，到公园去运动，啊，顺便到菜市场，哎，买了菜以后找不到路回家。好，这个叫热迷糊。为什么会热迷糊？老人家对于这些的电解质。 对于水分的补充，它比较敏感，它不知不觉的在两个小时的，虽然它不觉得有出汗，但是这些水分的蒸发，加上电解质的呃流失，让它脑部的功能受到影响，这个就是热迷糊，找不到家。好，而另外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哎，会有发生有抽筋的情形，或是手麻脚麻的状况，这个在最近时常发生。 它的原因是因为，呃，不是水分的流失，主要是电解质的不平衡。那听众朋友在处理这个状况的时候，通常建议，如果你这么热天气到外面去运动，应该要补充运动饮料。运动饮料里面含有电解质，当我们的身体的钾离子掉下来的时候，容易发生抽筋的情形。所以你看，很多运动员他们会在运动中场休息的时候吃香蕉。 喝一些柳橙汁、柠檬汁，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钾离子，好，所以补充钾离子可以预防这些抽筋，可以预防这个手麻脚麻的情形。所以在呃运动饮料，如果你有糖尿病，哎觉得运动饮料，呃呃对血糖不好，哎，那可以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买低钠盐，哦，来一个茶匙可以泡。 一罐哦，一整罐的六百 CC 的这个这个低钠盐的这个盐水，它里面有一些钾离子，给补充这些电解质。这是提供给呃听众朋友知道说，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呃，尽量是不要呃在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不要到户外去活动。如果真的要出去了，一定要记得要能够散热哦，衣服要轻便。 补充水分要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好，呃，我当医师三十多年，那在这三十年当中，如果以十年当做一个区隔的话，而在前十年，我学到的是如何救命，哦，因为那个时候送到呃急诊来，送到病房来的很常见的就是，哎，头部外伤、摩托车啊出血，啊，细菌感染，呃，脑膜炎。 或是脑脓疡，要开刀把我们的这个呃呃里面的脓液把它抽取出来，那做一个培养再来治疗，也时常见到大量的这个呃脑部的出血啊，中出血性脑中风，肿瘤的状况也常见。好，这些病人进到医院来就是救命嘛，所以我在前十年看到的学到是救命医学。好，在第二个十年。 看到的是好一些退化性疾病的诊断哦，包括帕金森、阿兹海默症、小脑退化、自体免疫疾病，包括重症肌无力、多发性硬化症，呃，肌肉身体肌肉肌肉神经退化的疾病，包括基因所呃相关的这些状况，这些是治疗疾病，所以病人的治疗的主轴。 是在药物的调整，改善病人的疾病的病征，这个是我当医师第二个十年当中处理的问题是这个问题。第三个十年，好，慢慢的，哎，这些疾病真的比较少见，呃，开始来的是，哎，要求说，哎，我我记忆力不好，我的这个体能有退化，我的这个手麻脚麻。 我以前的体力很好，我以前的这个思考判断能力很好，我以前的反应很好，但是现在我我没有办法这么好，好，这个是呃我第三个十年碰到的这个问题，好，所以有很多的预防医学，或者是说，哎，我们要如何能够呃老得慢，好，这个是呃在过去这第三个十年当中。 碰到了问题，所以我们会知道要要健检嘛，哈，要知道三高的问题要处理，要去运动嘛，饮食要注意嘛，要能够做头脑体操，好，这些都是让我们的老化呃速度能够变慢。第四个十年，呃，从我大概三年前开始，是我第四个十年，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呃病友进来，他们的问题，哎，其实他不是老化。 他是要求说：“哎，我我怎么很像？哎，我的反应没有以前这么好，我的体能没有以前这么好，我能不能呃，现在不要得阿兹海默症？我其他的这个这个呃，哥哥哈有一个阿兹海默，我的姐姐啊，或者是我的父母亲当中有一个中风，他有失智的状况，我能不能够说不要得这些病？哦，这个是一个呃，不要生病。” 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呃，基因的检测已经可以帮忙做到这一步，所以精神医学在这个现在已经可以知道说，你得到这个病的比例有多高，你的家属有巴金森症，你进来验巴金森的基因当中四个主要基因，你当中可能有一个还是两个。好，接下来你就要养脑，让你的脑部。 呃，不要表现出这些问题出来。在基因治疗能够，呃，能够开始正式使用之前，哦，所以我们的这个状况变成说，即使现在还没有生病，我将来也不要生病。我现在没有生病，我现在的功能要更好。好，这个是呃，我们现在的面临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呃，先进国家，包括美国。 哦，大家如果有去杜拜，可以看到杜拜的他的健康的照顾非常的好。他们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说他们有一个呃呃 program，它可以进行脑部的训练。这脑部的训练通常去参加的有两个族群，一个就是哎小孩子，父母亲觉得说，哎他的 IQ 一百，我要帮他训练，训练到 IQ 一百一百五。 好，这个是一个族群。第二个族群是我们的现在正在工作的企业界的中阶、高阶的主管。他讲，我日理万机，我要让我的脑部，在我的决策能力，在我的视觉辨别呢，在我的听觉的进去的推理、逻辑思考，我的注意力能够非常的集中，所以他进行这个呃脑部的这个训练。哦，英文名称叫做 Brain Gyms，就是。 脑脑部的这个呃健身房，在美国这个 brain gymer 哦，健身的这些人，他不见得一定要到到到一个地方，就跟我们健身要到健身房去做一个，请教练做一个做一个呃设计什么样活动，身体在那个地方做运动，不是这样子做，他是借由一个软体，你在家里上网，你他去评估你的这个呃。 各方面高等智能中枢、高等智能的一个状况，包括你的注意力，包括你记、你的计算能力、推理逻辑的能力，还有你的专注力，几个五个向度评分出来以后，他知道你现在的位阶在哪里。十个等级里面，你现在可能在第五个等级。那我们第十个等级的状况，假设我给你翻扑克牌。 一般人大概可以记得三到五个顺序，从前面放。你如果可以记到二十个，你就可以记到这个这个第第四高的等级。有一些企业界的主管，他会要求说：我要比别人有更好的记忆力，我要比别人更好的推理能力，所以会设计你个人在五个项度里面的成绩。 来定你的目标，那进行这些训练，那这些训练第一次当然是要到到机构里面去，以后可以在家里做，所以你可以上网。好，开始那个训练的城市就开始跑。好，那每个礼拜哈跑一次，你的分数多少？一个月再回到你机构里面去，给你做一次面对面的这个 interview，看你的效能是不是有达到自己的一个结果。经过半年的训练。 平均 IQ 哦，可以增加十五左右，在你所有的智能检测的一百百分位里面，大概可以增加十六到二十八。意思就是说，你假设现在在一百个当中，你是对第七十五名，你可能可以进到前面的九十名以内，哦，前面的从前面算起来是第十名以内了。好，这是一个。 现在已经在发生的状况，那不管是小孩子，你要去做智能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健身房，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只要你需要，你也可以去做智能的健身房，定一个 program，就跟我们现在上健身房，我们的教练去评估你的。 上肢的力量、下肢力量、轴心力量，你的目标在哪里？还是说你只你要能够去跑步跑个马拉松？根据你的需求，定一个很好的训练的一个一个一个计划出来。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呃可以做的，就是要要训练你的脑部。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呃，我在两年多的这个节目，在最后的几次节目，我一直在谈这个。 要如何让你的脑部老得慢？最好是不要不要不要老，哦。所以科学养老，大学慢老。以前的证据在两千一零年美国 N I H 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当中，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失智症风险降低的一个确实的方法。呃。 这是用我们的一些相关实验来做研究，意思是说，我们把一群，呃有失证没有失证的人，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危险因素去做相关的研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结论。最后呢，怎么办呢？回到原始的，我们讲的 randomized double control 的一个 study，我们就是分组，分成一个实验组，一个对照组，回到我们最原始的方法。 哎，那你说，哎，分组做实验，在这世上怎么做啊？很难做，确实很难做。但是唯有这种随机抽样、分组、head to head 对抗的试验，才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相信说哪一些的变数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做呢？六十到七十七岁的，每组各有六百多个人，啊，那进行。 两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两组的一个一个 protocol 哈，那对照组他还是会去照顾他的健康哦，有一些基本的咨询，三高基本的状况还是进行当中，但是介入组当中，他特别重要就是在饮食方面，他特别会去，呃，要均衡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质和盐分，而且要限制这个反式脂肪。 金字塔不能够酗酒。好，这个是在芬兰 Finger 芬兰老年介入研究当中的一个饮食的建议是这样子。那主要的这个饮食呢，包括水果、蔬菜、全谷类、菜籽油等这些食材。每星期至少要有两次吃鱼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餐点。那唯一的营养补充品是维他命 D。 哈，不是我们的综合维他命，也不是 A、B、C，哈，就是维他命 D。好，除了这个饮食的一个介入以外，积极的要做一个运动的体能的训练，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激励的训练，第二个是有氧运动，实际上是肢体平衡。好，呃，对于这些实验组，他每个礼拜从 一到两次，三十到四十分钟进行到最后是每个礼拜两到三次，每次六十分钟的肌力训练。呃，我们知道说肌少症是造成老年衰弱、退化、早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把你的肌肉训练起来，第一步。第二个是有氧运动，呃，它可以从每个礼拜一次到最后是增加到每个礼拜三到五次，三到五次，啊。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哎，每个你去去去去走走路，不是，这是有氧运动。他们讲的有氧运动是什么呢？他们讲北欧式的健走，走得快，哈，水上健身、慢跑或是健身操，这是要到达足够的运动量，有氧运动。第三个是肢体平衡，肢体平衡是左右手、上下肢交替，不管是做旋转、做踢腿。 做上举的动作，左右交叉，目的是让左边的大脑跟右边大脑两边可以沟通，训练你的平衡。好，体能的训练是这三项。好，在我们的这些的一个训练过程，饮食加训练以外，代谢功能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血糖问题，这些都是列入严格监控的一个一个指标里面。 经过两年的这个训练，对比的结果，我讲一个数据，大家可能会会会觉得哇，这怎么怎么会差这么多？好，我们在这个进步的那个认知执行功能上进步的哈，对照组高了百分之八十三，哦，意思是说，呃，这个呃实验组高高了百分之八十三，比对照组，对照组如果一百分的话，它是一百八十三分。 认知处理速度，就是说你反应，你给一个题目，给一个状况，他能够马上做一个回应的这个速度，进步多少，你知道吗？得分高出一百五十 percent。所以你你碰到一个状况，你在反应处理速度上面要快很多。好，另外还有一个是复杂的记忆作业的一个进行的这个这个呃能力啊，比如说。 记一长串的名单，比如这样刚刚讲的，我去鉴定你翻扑克牌哈，翻二十张，从头开始，好看你记得几个，进步百分之四十，好，这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好，他们尝试的是在阿兹海默症在你表现症状之前的二十年，可能就有病症的，但是借由这些的呃饮食运动。 呃，还有危险因素的控制，能够让你的心智功能能够维持的很好，甚至既有。我们的脑部健身房的活动，可以让三十、四十岁的这个年轻人，他的脑部的功能能够加强很多。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接听大家的 i 音，欢迎询问神经内科的相关问题，我将为大家解答。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六三三九八，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 n c l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吴宇立医师。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扣音电话，我们的扣音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先接听第一位林先生的电话，来，林先生。啊，对不起，我是林小姐。哦，林小姐，哦，对不起，没关系，抱歉，抱歉，抱歉，哎，对，我一直谢谢你两年来给我很多的这个医学知识跟常识。接下来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那个帕金森症哈，首先开始发作的时候，它是肢体僵硬嘛哈，平衡感就是失调嘛。然后再来过了十年以后，他那个肌肉僵硬的更厉害。然后吃那个帕金森的药哈，它会有那种，呃，那个幻觉，还有会有那个什么性需求的那个很强烈的那种性需求的那种幻觉。是是。那我。 听，好像是说现在有那种植入什么晶片可以治疗吗？然后接下来他这些毛病之后，再来接下来更严重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发生？就这些问题，谢谢 OK，呃，林小姐，我我先把这个你的问题哈，从前面的症状到最后的治疗做个简单的解释。呃，巴金森症，哦。 照最常见的是在五十岁左右开始会发生。那它分成两个呃形态哈，三个主要的症状，一个是颤抖、僵硬，还有动作慢。 那当中常见的是以战斗来表现出来，这个叫战斗型。另外还有一个形态是僵硬型，哈，所以一般大概就会讲哦，你是战斗的还是你是你是僵硬型的？通常是由肢体的一个肢体先来，哈，所以大部分人会看到，哎，一个手，哈，在静止状态下会有三到四赫兹。 的一个抖动的情形，那这个抖动是在动作的时候它不发生，在静止状态时候发生，哈，这个是它的重要的一个特征，哈，这个是颤抖型的巴金森症在五十岁左右发生。另外，僵硬型的巴金森症是你看到他脸部的表情没有，讲话的音调很很很平，没有一些呃高低的抑扬顿挫，那走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机器人一样，哈，非常的僵硬，这是僵硬型。 在药物的治疗上面，呃，我们知道帕金森的病因是脑部的中脑里面的黑质体细胞，黑质细胞在刚出生的正常的这个。 或是到最后成年正常的呃成年人大概有两万个黑质体细胞，当这个黑质体细胞，我们去看巴金森病人的后续的结果，知道说它落到百分之二十以下，也就是四千个黑我们的多巴胺的这个细胞掉到四千以下，就会巴金森的症状出来。所以巴金森的这些我们的多巴胺细胞，它分泌的是多巴胺哦，所以它这些。 分泌出来的神经传递物质不足以启动下一个神经元，所以怎么办呢？好，我们就给他服用这个多巴、六甲多巴，哈，六甲多巴在脑部它会变成多巴胺再释放出来，意思也就是说多巴胺的不足，你是补充多巴胺，让脑部能够改善它的症状。好，这是一个治疗。第二个治疗是。 我们给多巴胺接受体的助动剂，所以助动剂意思是说，呃，这个在结构上跟多巴胺虽然不一样，但是它可以结合在我们的接受体上面，接受一旦结合以后就可以启动它的作用，哦，所以这是一个助动剂。我们知道多巴胺补充的状况是类似于人体脑细胞分泌的多巴胺，但是助动剂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 它在调控上面没有办法，呃，跟我们的自然分泌多巴胺这么类似，所以它的副作用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呃性方面的需求会比较多。那有的人会去赌博，哦，那在这个多巴胺助动剂刚开始发生，呃，上市之前不知道有这个状况，后来有一个呃病人去赌输了好多钱，后来就跟药厂说，哎，你要赔我。 <laughs> 为什么要陪他？因为在服药药的当时没有跟他讲，哎，会有这些的副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助动剂跟我们的呃呃多巴胺或是其他的呃多巴胺治疗的这个陪重新再组合一次。但是有时候在疾病进入第三期、第四期，呃，进到全身都僵硬，那药物再怎么增加，它的效果。 打了很大的折扣，或者是说副作用非常的清楚了。你增加了药物，它只有增加副作用。这个时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做深层脑部刺激术。深层脑部刺激术一般在第三期的病人做。好，那呃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做呢？呃，吃了药有反应的病人才值得去做。如果你到吃药也没有反应的做，呃，这个深层脑部刺激它的效果也不好。意思是说。 生成脑部雌激素是另外一个取代药物治疗的一个方式。我们是把电极经过定位放在我们的呃视丘下颌，那去控制调控视丘下颌，那病人得到的症状上的改的进步，就等于是你又加了一个好的药，那这个。 药物有效，但是它的副作用又少，所以一般接受生脑刺激素的病人，他在药物的使用量上面可以减少一半，哦，所以药物的副作用当然就少很多，那它的药效还在，哦，所以基本的这个思维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哎，这个生脑刺激素现在健保有几副？哦，那如果健保没有几副的话，可充电型的是一百五十万。 哦，那我我想这个钱的这个数字并不并不代表说这个，呃，跟他的治疗的必要性还有它的有效性，这是两件事情。但是这个提供一个机会，当你在六十岁，我们现在联合国的定义是八十五岁以上才算是老人六十岁到八十五还有二十五年，你如何用一个药物能够维持他的，呃，多巴胺的症状而能够维持二十五年，这种困难。 所以我们在思维上面现在会，呃，比较趋向说，即使年纪大的呃病人在呃已经药物反应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他做生老雌激素。所以生长不雌激素，我们以前的观念想说，哎，在比较年轻时候做，其实在年纪大的这个往后面的这个后面，呃呃。 延长的这个生命的当中，我们也应该，呃，在七十几岁甚至八十岁的病人，只要他的其他功能都很好，严格接受这个治疗。呃，接下来我们接听陈先生的电话。医师您好。哎，你好。我的家人呢？呃，她是女性，是今年六十六岁，在三年七个月前，三种确神经内科啊确诊她染患了视神经性脊髓炎。 他侵犯的是胸椎第二到第九节。对，那三年呃多来，他的这个呃运动呃行，可是就不能够站呃站站起来，好，都是躺床，能坐哦，这个手脚都还是能动哦啊，但可是他是呃不能够站。那不知道呃，您知道现在是不是会有更进步的？ 呃，或者有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的一些治疗方式？OK，呃，陈先生，您的呃家人，呃。 患的我们讲 NMO 了哈，就是视神经加上脊髓的，这是一个多发性硬化症的特别的形态，在亚洲人常发生的是这种形态。以前的多发性硬化症好发的是在三十、四十岁的女性比较多，不过最近因为 MRI 的这个效能很好，我们可以在第一次发病就能够诊断，呃，这个是多发性硬化症，或是我们讲的 NMO。那 NMO 跟多发性硬化症在治疗上面。 有一个呃很大的一个分分界点，就是呃多发性硬化症，我们可以用呃神经调控的那个免疫调控的方式来治疗，所以我们可以打 interferon 打干扰素，我们可以用口服的方式吃 f i n c o l i m o d 那借由控制我们的淋巴球，呃不要对产生过度的一个抗体来呃造成呃神经线呃斑块。 哦，我们讲多发性硬硬化硬化症是多次发生不同部位的神经斑块形成。那如果是在脑部有很多的斑块，在我们的脊髓有很多的斑块，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多发性硬化症。但在东方人，呃，有的是脑部还好，就是视神经功能不好。那脊髓在某一段，通常是在颈椎的部位是最常见，胸椎也有。那它最主要的问题是。 呃，这些的一个一旦整到 m o 呃，在健保的这个给付上面就没有办法，呃，有一个好的方式说好，那我们可以用这些免疫调控剂来来来预防它下一次的发生。哦，这个是目前的状况是这样。但是你说，哎，这个半身不遂怎么办呢？包括小便的这些控制的问题，其实支持性的疗法是很重要。那这些的呃 NMO 的病人有时候会再发。 那再发的时候，呃，你一定要在第一个时间内要接受我们讲大剂量类固醇的治疗，把这个免疫系统控制下来，让它不要产生，呃，抗体再造成一个新的斑块，让我们的神经的功能再进一步的受损。这是最重要的原则是这样子。那你说，哎，现在的这些的功能，呃，可以借由复健的方式来恢复它。 那另外有一个呃报道，也许可以做参考。呃，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呃，相关的是包括我们肠胃系统哦，所以把肠胃系统的能够改善的话，也可以降低免疫系统呃毛病的发生再发哦。所以有的人会说，好，那你去去吃益生菌哈，让你的肠胃能够把外来进去的蛋白质消化到最基本的氨基酸，那。 这些鸡鸭鱼肉蛋白能够消入到最基本的单元，身体就不会把它判成说：“哎，这个是其他外来的，我们要对它产生一些反应。”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说，好，在急性发作时候，赶快大剂量类固醇把它控制下来。 那这些剩下这些恢复的过程当中，必须借由呃复健的方法，慢慢的再把它重新再训练回来。那我们的呃肠胃的让免疫系统能够呃比较调节的呃益生菌，这也许是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一个治疗。好，呃，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n c l l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玉丽医师。呃，接下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扣印电话，扣印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接听陈先生的电话。哎，吴主任你好，呃，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那个眼睛哈一直很不好，然后就是各方面都不太好。那医生跟我说，现在视神经也就是说比较不好，那我。 我不了解什么是视神经不好，那要怎么样能够保持或者改善，让它不要再恶化？我想询问一下您。呃，对不起，我是不是可以请问一下您的年纪几岁？我今年五十七岁。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我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哈，没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我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没有没有糖尿病的问题。Yeah, o k 谢谢。呃，我们讲的神经不好哈，在五十七岁，第一个是。 呃，眼科医师一定会看，哎，到底有没有白内障哈，有没有老花眼哈这些，呃，如果说眼科医师跟你讲这个视神经不好，哇，那那这个意思是说，哎，他没有没有老花眼，没有没有白内障，但是他的视神经的这个，呃，两个状况，一个是。 可能有视神经萎缩的这种黄斑部病变的情形，哦，所以，呃，这个是我们通常在年纪呃大的人常发生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是是真的一般的视神经的这个这个呃，就是黄斑部病变呐和这些退化而已，年纪相关的？呃，其实前面一个呃。 听众朋友提到说，有一个疾病叫做视神经脊髓炎哦，视神经脊髓炎在在我们中国人呃以前是很难诊断，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呃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说，哎，呃台湾没有多发性硬化症，后来这个 m i 出来以后，哇，这个不但不但有啊，而且还分成两型，而且这种视神经脊髓炎是常常在台湾当中一百个多发性硬化当中有四十个 percent 是属于这一类的。 那这类的病人在，呃，症状的第一次的发作，通常如果没有及早诊断治疗的话，就决定他将来的这个神经的功能。所以前面一个观众提到说，好，他呃没有办法走路，呃，大小便的控制不好，那个是在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呃，他的症状上面，在治疗上面，如果能够早期想到这个疾病，积极的治疗。 可以让它停在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所以前面这位是，呃，听众朋友，呃，如果说你的视神经眼科医生跟你讲视神经不好，呃，如果他有建议你要去看神经内科医师，那我会建议你，呃，至少做一个视神经诱发电位。啊，所谓视神经诱发电位的做法是，我们让你看一个电视荧幕，上面有棋盘。 夕阳棋盘黑白变化的情形，这个时候它会去刺激你的呃眼底，你的呃我们的空 o 跟 r o s e 那这些讯号刺激了以后，在脑部的枕叶后脑的地方贴个电极记录脑部的反应。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当这个讯号改变的时候，你的眼底的这些神经细胞接收到影像的讯号，它会传到你的视觉中枢。 这个视觉中枢通常正常是一百微秒以下，意思是说，我们给你看五分钟，以后去计算你平均跑到你的视神经中枢一百微秒。假设你是在一百微秒左右，好，那就是正常，你的视觉路径没有问题。假设你是在一百微秒超过，超过一百一十，正常值是掉到一百一以上，那就是不正常。 好，所以假设这个视神经传导有问题，但是你的视觉有两个状况排除，一个是视神经炎，好，这个是眼科医师会跟你讲的。如果没有视神经炎的话，在前面的神经系统后续的部分就必须做呃我们的磁振造影、血管摄影来看脑部的视觉通路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眼睛不好。 以前我们都会讲说，哎，这个是是老花眼，是青光眼，这眼科的问题，或者是说，哎，这是黄斑部病变。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有相当多的病人，其实他是在脑部的视觉神经的部位有血管阻塞，有非特异性的斑块形成，让你有看没有到。所谓有看没有到，是你去做检测，哎，这些都过关，但是你看不清楚。 你看了以后，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好，这是对前面的那位听众朋友的回答是这样。OK，我们接听下一位李小姐电话。啊，是我。哎，来来，请说，请说。吴医师你好。哎，你好，你好。嗯，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脑中风注射那个嗯，氨基氨基酸有效吗？ OK，我我想请问，脑中风是脑出血还是血管阻塞？哎，它都有呢。出血第一次出血，第二次隔差不多，哎，十年再塞阻塞。呃，病人是几岁呢？现在几岁？现在五十六岁。五十六岁发生两次的中风，一次出血，一次阻塞。对。 呃，有一年是出血。那、OK。我我想再请问哈，他有没有呃三高的问题？血糖、血压或者血脂？肪？只有高血压而已。只有高血压，他的血压平常控制在多少的范围呢？一百五，那一百一百三十几，一百四十几。哦，而且一三级、一四级哈，对一个呃五十岁左右的呃年轻人讲起来，他不理想哦，呃。 脑中风的几个，不管是出血还是血管阻塞，三大主要的因素哦。你刚才讲三高嘛，哈，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哈。如果没有心脏问题的话，呃，生活习惯上面的烟酒，哈，还有呃不运动、体重过重，这些都是它的危险因素。所以五十六岁，现在在十年前曾经发生脑出血，这个是算早发型的脑中风，那表示着。 你的三高的问题要严格的控制，严格执行。那一百三、一百五的这个血压是呃没有到达我们的目标，是一百二八十。那他的血脂肪也要严格控制，他算是高危险群。在治疗上面，因为他有出血又有血管阻塞，哦，在脑中风的治疗是这样：如果是血管阻塞，我们会给他抗血小板的药物。好，那如果是出血的话，就不能给他抗血小板药物。 在这个困难的状况下，你需要做一个检查，要做呃磁造影血管摄影。我们要知道脑部里面的血管是不是已经有大血管的问题。 你现在提到的可能是小血管，可能也有大血管。啊，大血管问题一旦发生的就是严重性的脑中风。哈，以你现在讲的这些症状推断，它算是一个中小型的中风，所以要去做磁上的血管摄影，看是不是有一条大的血管即将阻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放一个支架，把这个血管把它撑开来，这是可以呃积极治疗的部分。至于慢性呃预防的部分，在呃脑中风。 如果说是在第一次发生是在十几年前脑出血，那后来发生几次都是呃血管阻塞，那血压的控制也好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你要吃通血路的药哈，包括保心通或是阿司 i n 这个是呃我们现在对于脑中风的治疗，从消极的呃预防到积极的侦测颈部跟颅内血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阻塞。 就应该如同等同，呃，在治疗我们的心肌梗塞一样。呃，一旦你心肌梗塞过了这关，再下来就是，呃，要把已经阻塞，呃，七十 percent 以上的血管要放支架，把它撑开来。那呃，下一次的中风，如果你不去做这些预防的话，通常在三个月到一年，有可能再发生下一次的中风。好，我们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里。 我是长庚院神经内科吴宇立医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